第五十一集，林童最后找了一部丧尸片，电影片头开始以后，他起身去关灯。林和熙歪过身体，靠向旁边的油虫，嗓音带笑的问：“ <laughs> 你怕不怕？”后者瞥他一眼，反问道：“你怕？”林和熙自然也不怕。 韩愈开口说什么，却见坐在尤崇身边的周轩转过头来，满脸嫌恶的扫向他，目光里含着普遍直男都会有的浓浓反感。林和熙微微顿住，又临时改变主意，当着周轩的面故意伸手抱住尤崇的手臂，语调微妙的上扬：“我怕，你让我抱着你的手好不好？”周轩登时就起了满身鸡皮疙瘩。 甚至有些头皮发麻，他强忍不适去看油虫面上的反应。就见油虫好似习以为常般，任由林和熙抱着他那条手臂，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林和熙的话，却也没有将自己的手臂抽出来。被脑中冒出的这个念头惊悚到，周轩忍不住晃了晃头，在定眼望去时，林和熙已经主动将手放开，姿态懒散的靠入沙发里。 若无其事般望向前方投影的电影画面，他又看向尤虫。察觉到他的目光，后者转过脸来，轻挑眉梢问：“你看我干嘛？电影在我脸上？”周轩轻啧一声，这才收回视线，不动声色的在心中松一口气。看来是晚上的夜宵有问题，凭空让他生出了不小的错觉来。电影结束以后。 大家各自上楼回房间睡觉。原本横在大床中间的枕头，在两人抢手机的时候就被挤下了床。尤崇敬也没有再把枕头捡起来，就与林和熙各自上了大床的另一侧，掀开被子，关灯躺下来。前半夜两人各自占据一边，睡得相安无事。到半夜时，也不知道是不是晚上淋了雨，林和熙盖着自己那一半被子。 睡得迷迷糊糊间，竟也觉得空调温度有点低，他无意识的拽住被子边角卷了卷，身上的被子纹丝不动，林和西只能主动朝被子中间滚了滚，双腿在床单里轻轻蹭动时，膝盖不小心撞在油虫的大腿上，温暖的热源陡然由膝盖处扩散开来，尚未睡醒的林和西尝到甜头，膝盖又往油虫的腿上蹭了蹭。 察觉到他的不安分，油虫抬起一条腿压在他的小腿上，林和熙被压得动弹不得，两条腿却也瞬间变得暖和起来。他又在被子里挪了挪上半身，手臂碰到了油虫的腰，指尖无意识地掀开油虫腰上的睡衣，林和熙的手臂本能地顺着热源缠上去，抱住了对方的腰，身体从头到脚变得暖和起来。 他抱着油虫蹭了蹭，心满意足的陷入沉睡。油虫早上睁开眼睛，就看见林和熙连人卷着被子趴在自己怀里睡觉，意识到自己的腿压在对方的脚踝上，他面色青致，不动声色的将自己的腿挪开，想要与眼前还在沉睡的人拉开距离，腰上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禁锢住，让油虫动弹不得。 察觉到紧箍在自己腰上的是林和熙的手臂，他额角青筋隐隐跳动，又伸手去扳林和熙的那条手臂，然而对方的手臂越缠越紧。假如不是确定林和熙还未睡醒，尤虫甚至都要怀疑对方是装睡。此时大有故意和他作对的趋势。本是想要直接把人推醒，视线掠过林和熙那张闭眼熟睡的脸时。 他又无端端打消了这个念头，直到几经尝试扳开对方的手臂未果，自己反倒还有要闷出汗意的前兆。尤虫终于耐心耗尽，面朝林和熙侧过身，伸出手去拍林和熙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后者垂落的眼睫毛轻轻抖了抖，意识渐渐回笼少许，眼睛却始终都未睁开，只闭眼轻声呢喃道。 别闹！油虫面色不太好，的提醒他：“把你的手从我腰上拿开。”林和熙睡得迷迷糊糊，勉强从他的话里听清几个字，搂在油虫腰上的那只手动了动，顺着对方腰侧软绵绵的滑落下来，轻轻砸在了油虫身前。他指尖轻动，忍不住蹭了蹭，额角重重一跳，油虫脸色又难看几分。 咬牙切齿的叫他的名字，林和西，你故意的。听到自己的名字，睡得昏昏沉沉的人无意识的开口：“你躲在被子里偷偷玩手机。”掌心贴在对方的手机上，他努力抬了抬眼皮，却还是没能睁开眼睛，说话的声音也逐渐小了下去。玩了多久？ 手机这么烫，尤崇几乎要气笑，解恨般的抬手掐住他的脸，在他脸边一字一顿的道：“这不是手机。”即将沉底的意识再度被往上拽了拽，心烦落在自己脸上的那只手，林和熙将整张脸埋进枕头里，含糊的开口问：“不是手机是什么？” 油虫面无表情的盯着他，是防晒霜的瓶子。林和熙脑中混沌的思绪滞了滞，回味过来对方话里的意思，睡意陡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睁开眼睛的瞬间，就要将自己的手从油虫身上收回。油虫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动，面色沉沉的质问：“你惹出来的麻烦，要怎么解决？” 林和熙迟疑的问：“你你想让我替你解决啊？可是无条件的让我帮你，好像不太公平。”他认真想了想，诚恳的提议：“不如这样，我先帮你解决，你再帮我解决，好不好？”油虫猛地顿住。 然后面色铁青的甩开他的那只手，掀开被子起身下床，关门进了浴室里。刘林和西躺在大床里，半是失望半是好笑的弯起唇角。果然，直男就是直男。提到双方间的友好互助，当场闻言色变。不过，林和西又微微愣住。他刚刚在失望什么？浴室门外的人陷入沉思的同时，门内的人心中。 同样也是五味杂陈。尤崇气的不是林和熙提出互相帮助的那些话，而是在对方提出来的那一刻，自己竟像是陷入魔怔般，差点就开口答应了下来。一夜过去，此前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已经不复存在，整座城市正式进入海上台风带来的阴雨季。六人收拾好自己的背包。 去酒店前台退房，开车返回学校里。气温也降到需要穿外套的程度，室外陡然降温，室内仍是又闷又热。从海边分别以后，林和熙再见的邮虫，竟然是在校外的美术用品店里。从学校里上完课出来，想到近来方清宁似乎有好些天没有再在微信上给自己发流浪猫的照片，他临时起意。 打电话叫方清明一起去喂猫，恰逢方清明也没有课，躺在宿舍床上玩手机。接到电话以后，高高兴兴的爬下床，换了衣服就去校门口与林和熙碰头。方清明带了猫粮，两人没有再去便利店买东西，直接去了酒吧街后的巷子里。大约是太久没有过来，此时再仔细打量，那只小流浪猫似乎长大了点 林和西蹲下身给橘猫倒猫粮，方清明站在身后咬着吸管吸酸奶。巷子里突然起了风，掉落在垃圾桶旁的塑料袋被卷入风中，带向巷子外。天边的阴云似有越堆越厚的趋势。方清明把喝完的酸奶盒丢入垃圾桶内，抬头看了看头顶，忍不住提醒道：“好像又要下雨了。”林和西道。 嗯，等他吃完，我们就走。方清明点点头，打开手机上的天气软件，仔细看过以后，又道：“天气预报说两个小时内不会下雨。”想起那天晚上与游虫在海边半路折返的事，他无声无息的扬唇，目送那只橘猫甩着尾巴走入巷子深处，然后从原地站了起来。天气预报不准。 方清明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那我们走吧。两人转身从巷子里离开。